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四集。第二天，洛寒起床后不久，林青霄就来陪他用早膳。他的时间掐得如此之好，洛寒这边刚刚梳妆完，他就到了。 洛寒装作不知，开开心心去用早膳。他今天特意让仙娥挽了精致的发髻，将头发全部梳起，髻间点缀着银色珠玉。发髻后面为了固定，插入两只白玉发梳，下方缀着浅色琉璃，稍微一动，叮当作响。为了搭配首饰，他换了身浅蓝色的衣裙，外面罩着白色的银纱。 这一身色彩清淡，可是价值却不菲。林青霄一路走来，气势端肃，见者无不心生敬意。但是在他看到洛寒的时候，眼中坚冰融化，身周高高的翻离不知不觉打开了一个口子。洛寒向林青霄走来，发后的琉璃流苏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林青霄接住洛寒的手，问。 怎么醒这么早？睡不习惯吗？没有，今天说好了要办公，不能睡过。洛寒坐到桌边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惊讶地说：“嗯，怎么换了茶？”啊？”林清霄不动声色：“原来那个太难喝了，换个新的。”洛寒迷惑：“难喝？有市无价的冰岛玉叶茶，林清霄竟然说难喝？明明之前他用了很久。” 四千年都没有变过。洛寒只以为林清霄想换个口味，并没有多想。饭后，两人一起走向立正殿。林清霄见洛寒坐到遮岸边，熟练的铺开纸墨，突然问：“你以前来过立正殿吗？你怎么知道笔墨放在那个地方？”洛寒顿住，随即无视人一般带过：“呃，我猜的。你说过。” 天宫的建筑大都差不多，我就试了一下，没想到正好猜对了。林清霄不知可否，又问：“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立正殿？他可不是这么勤奋的人呢。”洛寒心说：“还不是被你折腾的？出园时天天提着我来立正殿看书，还检查我的进度，我连生物钟都被扭过来了。”他没法直说，含混说。 你工作比我多得多，还那么认真，我不好意思混日子。来历正店，好歹能督促一下我的进度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工作量多呢？林清霄没有再问，说：“这段时间，历正店来往的人可能会很频繁，你若被吵到，记得跟我说。”好。洛寒喝了杯茶提神，元气满满，开启今日的工作。他打开一份祭词，慢慢往后拉。 足足拉了五六次都看不到尽头，洛寒的元气瞬间丧掉。不行，他还是不喜欢工作。洛寒强耐着性子看那些声色拗口的骈句，一句话里大概有一半的字他不认识。凡间那些祭司祭天的时候，有考虑过天道能不能看懂吗？他们写着也难，他看着也难，何必呢？洛寒艰难地读了一行，问林清霄 这个地方是哪里？林清霄扫了一眼，说：“香谷，香州的雅称。这个呢？无核的古体词，也就是岷江。”洛涵无语良久，发自真心地问：“好好的地名，直接写香州和岷江不行吗？为什么非要用又生僻又别扭的古称谓啊？”林清霄解释说：“祭祀是很古老的传统了，最讲究血缘。” 祭司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，证明自己出身正统，向来必会用近期的称谓，而是尽量贴近上古、中古的说话方式，这就更离谱了。洛寒说：“可是中古的人也不是这样说话的呀。”林清霄也无计可施，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正宗。洛寒无言以对，他磕磕巴巴往下读，时不时请教外援。没过多久，有人来找林清霄 林青霄起身去外厅开会。林青霄一走，洛涵仿佛感觉到班主任离开教室，上司离开工作间，他整个人放松下来，很大度的批准自己休息。林青霄去前面和众人议事，等他回来后，发现洛涵躺在榻上都睡着了。他非但躺下了，甚至案前还放着很多吃的。林青霄十分无奈。 他走到榻边，俯身轻轻晃动洛寒：“醒醒，想睡回寝殿睡，这里容易着凉。”洛寒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到是林清霄艰难地爬起来：“啊，我没睡，我只是闭着眼睛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说自己没睡。”林清霄无奈坐到榻上，扶着他说：“好，这次还剩多少？”洛寒不说话。 林清霄明白了，很体贴的绕过这个话题，说：“我也该准备天宫的祭文了，太久没看，有些词汇记不清了。不如你把你收到的祭词借给我，我读给你听，正好能助我复习一二。”洛寒点点头，将那篇长长的祭文句话在纸上，递给林清霄。林清霄拿着深奥的祭词，直接翻译成日常用语，缓慢的读给洛寒听。 洛寒躺在林清霄腿上，听着他不疾不徐、清冷如玉的声音，心想：如果每天都是这种工作环境，哪儿用得着他关呢？洛寒自己就赖着不走。林清霄给洛寒读完了祭文，问：“还有不清楚的吗？”“没有了。”洛寒从他腿上爬起来，说：“你去写你的奏折吧，我没事了。”林清霄变相帮洛寒完成了他的任务。 自己的工作还堆积着，洛寒也不忍心让他熬太晚。林清霄坐回桌案写字，一回头就能看到洛寒在不远处写写画画，不知道在纸上折腾什么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收回视线，笔下公文仿佛也不再冷冰冰的。洛寒的日常工作和林清霄比起来轻松很多，他完成任务后就去看书。 这三个月，洛寒借着林清霄的职权便利，在天宫查了许多书籍，关于心魔的记载五花八门，个体差异极大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突破方法。至于时空壁垒，鲜少提及，可以说几乎没有。他一定要解决时空壁垒，没有两全之法，他就创造出一条两全之法。 但是现在他刚刚回来，林青霄疑神疑鬼，正是敏感的时候，洛寒不方便和他直说，在他弄明白之前，他只能暂时瞒着。就连林青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，洛寒也尽可能配合他。他一向觉得，真正的爱绝不是以强迫为底色，但是这个人是林青霄，他就只能退让。他安安静静待在他身边，和他一起用膳办公。 慢慢渗入到林青霄的日常生活中，让他相信，也让他安心。这样做的效果同样显著。至少三个月过去，林青霄不再限制洛寒的日常活动。风雨家和叶子楠婚礼将近，林青霄陪着洛寒一起出门。林青霄低调出行，没有动用天地仪仗，而是用了自己的私人法器。 然而，他们觉得低调，对于吴州和云州的人来说却未必。云州国君从三个月前接到消息的时候就坐立不安，等最近一个月，他连觉都睡不着了。云州君臣的效率从没有这么高过，短短三个月，云州治安焕然一新，有碍观瞻的房子全部被修缮，路面上连粒灰尘都看不到。林青霄说了，不要兴师动众。 云州国君不敢搞欢迎仪式，只能对手下耳提面命，然后在林青霄抵达那天亲自到城门口迎接。林青霄率先出来，他看到城门的样子，眉目微凛，但是并没有表露，而是转身接洛寒下来。云州国君带着人迎上来，就要行叩拜大礼，林青霄将人拦住，说：“本尊这次是私人出行，并非公务。” 不必行礼了。云州国君停住，越发战战兢兢。天地私访，这可比公开检阅都让人害怕。洛寒在人群中看到了叶子楠，悄悄冲他挥了挥手。林青霄看到说：“世子大婚在即，本尊此行是为了道喜，可不是为了给新人添麻烦。你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吧，莫要耽误了世子和王女大婚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